锵锵三人行，又晴啊！我爱死你， <laughs> 你的家乡， <laughs> 哎呦，我知道，刚刚从台北回来，文道，嗯，我们黄公望啊，我们凤凰的黄公望嘛，哈哈， <laughs> 也成凤凰的了终于，但是到最后，黄公望是其次了，嗯，台北，我就是是是，台北是一个我永远不会拒绝去的地方，是吧？哎，你说我为什么比你还爱台北呢？ 对啊，为什么呢？这次有一个朋友啊啊，这个就说啊，我就问他，我说我怎么一到台北，我就觉得像是到了我的桃花源，像是到了我的这个世外桃源哈。后来他讲一句话点醒我，他说啊，他说台湾这个地方啊是中国人的退路。嗯。他说你看历史上老蒋，他大陆打不过共产党，他往哪儿退呢？退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退到台湾是有道理的。后来呢，哎，我又配他一句。 我说香港的这个许鞍华导演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嗯，说香港啊是华人的码头。嗯，就历史上看，咱们这个外来人进进的，出出进进都是一个过渡，就一个码头。那么综合起来看呢，就是你看香港是华人的码头，对，台北是华人的。 退路对，大陆就是华人的战场， <laughs> 战场乐乐土乐土乐土乐土乐土乐土。哎，这个这个真的有你，比如说要是去欧洲，我我我说过我最喜欢，要是有条件最喜欢住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巴黎，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就是台北。但是呢，你说到欧洲啊，我的感觉是天堂。 那天上，但是呢，这个天高处不胜寒，咱也就跟咱没什么关系。 <laughs> 是是，那是就是天堂。嗯。但是香港和台，尤其是台北，它是人间。嗯。还是享受这个人间，对吗？人间仙境，再加上又有可爱的台北女生。台湾妹妹。台湾妹妹，那些服务的态度，让你真是没错，从心里面舒服到外面。还没， <laughs> 你想还没谈恋爱呢。 你听听女服务员跟你聊天你就已经憧憬跟台湾美眉谈恋爱，你底是多么软玉温香啊！ 你还没谈恋爱了，就是这样。谈了恋爱就是另个样子。不会，当然会。台湾吧？ <laughs> 台湾女人？你你问我吧，我在台湾住了十五年，我很了解。真的吗？对我只听说过一个段子，说是有人说，你说当年说台湾女人，说你在台湾住一段时间不要随便搞台湾女人呐。就是走的时候啊，他说他亲身经验，呃，那个女的抱着孩子追你到机场啊。 <laughs> 有这事吗？差 <laughs> 点把孩子托运行李。 <laughs> 没有，真的。这个，而且我，我为什么觉得像世外桃源？你知道吗？嗯。因为，哎，你真的，当我人生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台北。因为你一到那儿啊，你就忘记世界上有别的地方。这么神奇？不是，你告诉你，没有什么信息。然后你打开电视啊，台湾的新闻啊，就是全台湾的车祸。对。那我最近明白了，从剐，从剐蹭。 要翻车，对，他是无一漏网，这对 <laughs> 就这个，你哪知道别的？我每次到台湾都觉得自己与世隔绝。哎呦，这好！就我看报纸，坚持要看英文报纸， <laughs>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不看英文报纸，不看 I H D 的报纸，光看台湾的报纸。 看台湾的电视，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到底在在哪里啊？就它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台湾这么大。这样才有避难的好处啊！你就不会觉得外面有战争，你就觉得最人人生最大的事不过就车祸，不过就是立法院打个架，你就觉得呃特别安心。然后我觉得台湾呢，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恰恰跟你相反，我台湾住了那么久，我当然也很喜欢台湾，但是我好怕台湾的那种就是孤绝于世。 孤绝于世之余，还要孤芳自赏，一天到晚就爱台湾。然后我好爱台湾，每份报纸每个人出来都要表明自己爱台湾，爱台湾爱到一个地步，是台湾什么都很好。然后拍电影要把台湾拍到，觉得台湾台北几乎就要比巴黎还美。嗯，就你你真的觉得台湾人现在这几年那种爱台湾的气氛，爱到一个程度，他真的天天照着镜子，觉得越照越看自己顺眼。可是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台湾民众就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我觉得台湾有自恋中心思想，就是不或许它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方向了。但是我觉得它需要一个信仰， <laughs> 就是台湾人之前你会觉得你说啊，别说政治上面，你没有一个方向，你在国际上也没有被认可的一个方向。不是，所以你到但是我觉得这么做是种自我催眠。你比如说，你一天到晚在讲台北要比巴黎还浪漫，台东的海岸线要比挪威的峡湾还还壮观。 你得先。台南的这个米又比日本种。哎，你要这什么都是理解岛国人，对不对？我们这么小， <laughs> 很多东西不能被国际认可，我们只能自己先给自己一点自信。哎，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人家可能连台湾在哪里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不，我觉得恰恰相反。比如说，在香港，很多香港人过去很自恋，但我其实我因为这么爱香港，所以我天天在骂香港。我恰恰觉得，我们必须要很冷静、清晰的认清楚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 比如说，我在写一个东西，很多人说什么香港的悲剧，香港是什什么什么很浪漫的戏？我说恰恰不是，香港是个闹剧而已。如果你戏剧来讲的话，你要说这个哈，我这次也碰见个的士司机，台北的的士司机啊，就像北京的的士司机一样，爱聊 <laughs> 爱聊政治，爱聊政治，一看就是个哎，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例子哈？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啊，政治立场不要紧的。 我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关心的你这人好不好，服务态度好不好，这是最根本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台北甭管说别的，这个服务精神，嗯，只要在，对吧？见人哎呀不好意思，哎呀谢谢，为你想的那个就是周到贴切，这个东西我是更看重。但是我就说这个老司机啊。 嗯，为我服务非常的周到殷勤，嗯，但是呢也不掩饰对北京的愤恨， <laughs> 就是我说你挺讨厌北京的是吧？他那当然了，反 <laughs> 正然后我说这个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一个机会啊，了解他是怎么想的交流一下，交流一下。你作为大陆人呢，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么想，对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哎，他怎么会这么想，很有意思。他说，他说你看，呃，这个有点冤呢，这个他说这个。 那么大陆是经济起飞是很好，他说你看，但是多多少少有我们台商一点点的贡献吧。我们到大陆也也会干什么，对吧？呃，投资啊什么的。他说我们倒不要求你们感恩了，但是你们不能说你们经济强大了，现在就用经济的办法要吃掉我们。我就现在我都不太懂，我说怎么就吃掉了呢？他在讲 F 啊是吗？他就就就吃掉我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蒋介石吗？他讨厌蒋介石。 后来我说为什么讨厌蒋介石？哎，文道他说出一句你爱听的话，他说啊，你看一个资的士司机老司机啊，他说他们蒋家父子啊杀知识分子，专杀知识分子，说以往去美国上学的都不让他们回来了，就是搞愚民政策，这个读书人，这个这个有头脑的人，他们就就就干掉他们啊，然后就一路讲。后来我说我说那你们怎么那个陈水扁也当了呃那个所谓总统了，李登辉也当了。 怎么都没独立呢？你不是要独立吗？后来你看他有个很很很很忧心，他说：“你看，他说我们这个台湾人呐，就是当奴隶的命， <laughs> 自己选出一个来吧，又很完蛋，你知道吗？ <laughs> <laughs> 这这就是不争气，也不争气。对，就是说你这个荷兰来的时候，我们做做做做奴隶；日本人来了，做奴隶。结果呢，说你们外省人来了，是吧？我们把你们推翻。” 可是我们自己的人呢，更不争气。 <laughs> 然后说的也一台湾的悲情，说一肚子牢骚。 <laughs> 你看，然后到了门口，就是说，哎，我给你绕到最近的地方停车。那很好的司机，我觉得人家服务精神，对吧？啪一下到那儿，然后临下车的时候就说说，嘿，如果我当了总统啊，我不是去看台北故宫啊？如果我当了总统啊，你不用到这里去看，这里的东西全还给你们， <laughs> 都是他们从你们国家偷来的。 我说这比英国人还大方呢， <laughs> 你看他很反应，他这他是很典型的台湾一部分这个所谓深绿的，这这这种人很有意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是昨天从台北到了香港，嗯，一看电视，我才知道世界上现在在搞什么。对， <laughs> 我看见咱们的，听说还是大股东之一，是吗？ <laughs> 第三大股东第三大梅多莫多。 克默多克还碰见我曾经跟他一起在沙滩上聊天的邓文迪，是吗？哎，这原来在咱们公司我们公司做过，哎，晚了，我来晚，了，你来晚了，你你来早了，说不定你今天就在那儿当子弹。 <laughs> 没错，想当年邓文迪跟着我们公司同事呃借了一辆游艇，我们出去玩儿，我们都是我穿着游泳裤，他穿着游泳衣，我们大家在沙滩上还玩呢。那时候的他，你感觉他就是这么这么强硬，就是他们现在形容彪悍啊。 呃，的女生吗？倒没感觉，但当但当时我对这个女同事，因为他们说她是什么香蕉人呢，还是外国来的？我当时感觉就是特能说，你知道吗？就是特泼辣的一个人，就哒哒哒哒哒，这就说话挺快。哎，我就昨天看这个新闻，当时我正跟我们制片人这个张丽在谈那个怎么把节目办坏一点， <laughs> 怎么怎么在谈，突然间我说，我说哎，老梅晕倒了，老梅晕倒了，这这待会儿再说，因为我看的是外国的那个台的直播呀，外国那个台突然我就见着他儿子。 因为我看不见那边，突然我见到他儿子，哐哐哎呦，就这样一下，然后这个画面呢就停了，就暂停，暂停直播，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人家外国的电视台是不是还是有点道德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你看的是福饰电视台吧？ <laughs> 是他的电视台是吗？他不想让他出丑。 <laughs> 你你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你看照片，我当时以为老梅晕倒了。 你看，这是后来我才知道。你看，这是后边那个邓文迪吧？邓文迪坐中间嘛。邓文迪。然后现在说网上还在流传一个视频，呃，这个宋鑫找到我都没看过，咱们可以看一看。嗯。听证会本来进行得好好的，默多克和儿子詹姆斯正接受问讯，但突然出现戏剧性的一幕：默多克遭到听众席一男子袭击，詹姆斯当时就震惊了。 身穿方格上衣的男子拿着纸碟向默多克交过去，邓文迪反应灵敏，一巴掌直接甩向袭击男子，其他人更看傻了眼。看慢镜，曾是排球手的邓文迪很火大，起身一记重扣，这个彪悍的回击宣告他在排球界的完美复出。突袭导致十五分钟休会后，默多克只穿衬衫，邓文迪仍坐在他身后。老婆这下摇身一变成为保镖，默多克超有安全感的，有没有？ 哈 <laughs> 哈，这绝对的，这边台湾的台湾新闻的，台湾的这边是台湾，你知道，我爱台湾，真是。好，现在又婷来说说。 他要主动要求要说这个，而且还不是说没有默默多克，他要羡慕邓文迪吗？为什么？你当年如果早点来凤凰，你就有机会。没有，人家说今天我看那个周玉君回了一个微博，就讲的特别好。他说以前人家说是邓文迪赚到了，因为嫁给一个全凤凰的女同事都赚对，都说赚到嫁给这么有钱的这个媒体大亨。他说其实是默多克有远见啊，知道在他八十岁的时候，怎么他今天他说他昨天听证会上说一句话。 这是我人生最卑微的一个时刻。你看，拥有这么多媒体，我在这边要被你们严刑拷问，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他最卑微的时刻。他的老婆强大了起来，在他后面，像是……所以我今天在想，他打这么一。 这么一个反应哦，这绝对是一个反应而已哦。他这么一个重扣，这是本能，绝对不是炒作或者是演给你看，说我多爱我老公。对。那他这么一个重扣，我第一个看到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像网民这么激动，说，哎呀，他这个巴掌打得怎么那么响啊，什么之类。我的感觉是我也会这样做，但是我就后来要再延伸想，你觉得这么一个重扣是爱情啊，还是只是一个女性哦，就是保护？我坐在这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老公好是后者，我觉得是这个。好好那个好弱小啊，这个时候。对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本来就已经武装自己。 虽然我坐在后面，穿着香奈儿礼服，非常优雅，还是个大亨夫人啊。但是我的心里面是觉得他已经是个垂垂老矣今天个老人家，所以他那个保护的心情让他有这个反应，不是爱情啊，只是一个母性，是吧？可是我我觉得不是吧，因为我看到昨天那个 <laughs> 和尚整个听证会，不主张这个。因为我看他那个听证会，我觉得默多克一点都没有示弱，他表面说这也是他最 humble 的一天一辈子，但是事实上他还在拍桌子骂人。 然后人家说骂那些议员啊，啊，然后人家说什么他都不认，他说我完全没有责任，他还是表现的非常的霸道而彪悍。那是一个老人家的 stubborn，就是那种不是不是， <laughs> 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像大国民那个戏里面的那种大亨一样，Citizen Kane 一样，就是他默多克是一个非常霸道，呃，非常强势。 就是这么一个大亨，要不然他怎么媒体集团怎么会搞成这样？虽然说还是我们第三大股东啊，但哪怕他还是第二大股东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做节目时就骂他，因为我向来很讨厌他。他根本就是一个媒体垄断的一个帝国，然后他的旗下的所有的报纸，在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几乎发的社论是一个字都不改的共用一篇的。 啊，对啊，他他就是坚决的是一个鹰派，然后呃非常崇尚那种鹰派的那种主张，然后呃在世界各地都是煽动自己的媒体，像美国的福士电视台，那个政治议程是非常清晰的。现在不是奥巴马干。 最让奥巴马气死的，就是这个福斯电视台，就他的电视台。但是这个啊，是挺可怕，就说是牵连出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中国，我认为也有这个问题。谁来监督媒体？嗯，对吧？特别是如果媒体整合成一个垄断性的，嗯，一个老板的时候，嗯，那家伙是。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英国这个事情，你看到他，呃，很多人就说看到了所谓自由媒体、自由市场，媒体也会干坏事。嗯，没错。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正因为英国或者美国仍然有一个比较相对自由的媒体市场，是相对而言比较自由，这个事才能揭发出来，对不对？假如真的全是一个老板，这个事不会搞成这样。但恰恰因为今天你默多克势力再大，你不是这个统一天下，呃，并不是所有英国的报纸电视台都是你旗下的一个子企业，这个事才搞得出来嘛。所以啊，这个在任何行业都要展开反垄断。 当然，看来垄断这个事儿啊，总是不太好。而且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这并不有人说也是什么政治阴谋啊，可能是他在要收购 Sky TV 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有人故意啊，把这个事情在这个点爆发出来。但是我的想象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媒体呃窃听的一个部分是受害的一一般民众的这个窃听电话，甚至篡改了他们整个法院的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他是惹到了民众。 那就像你说的，什么人监督媒体？我想政府介入或者是议会都不适合，永远都还是民众。就是你手上的这个遥控器啊，永远是可以决定这个媒体的方向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当人民一个国家人民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媒体就会进步。我觉得哈，他他再次验证了我最近研究的课题，就是因果报应的原理。我认为因果报应这件事儿啊是有的，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艳福啊，不能想的太多。 <laughs> 对吧？太过没有。不是邓文迪。不是，我没说 <laughs> 邓文迪。我想这什么其他的？老老太，太。不能想的太多。我我说这个一百六十二年的小报，小报文化，你挖了多少个人的隐私？对吧？你这么多年来，你你挖了多少个人的隐私？哎，因果报应啊，不是迷信呢，它是可以用数理逻辑去推算，只不过这个运算量太大了，是，对吧？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这说的既是被你揭隐私的人，可也是你自己干这种事。你你有一天会会踩到界上的，对吗？这报应一百二十年毁于啊，不是一百六十二年。 <laughs> 再再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又婷说穿了，你就是不能免俗，是吗？免俗是什么？就是羡慕邓文迪啊，就是。我没有羡慕邓文迪，我只是觉得你不觉得从这里面，你是恨邓文迪。就 <laughs> 跟那个没有关，我只是觉得我看到了一个 <laughs> 中国。别的女的嫁的好，其他女的会什么心情？羡慕啊。哦，有嫉妒恨吗？ <laughs> 对，祝福跟羡慕。但我是说，我在这里面看到一种，就是，呃。 我看到了我信仰的爱情，我这样想吧，你会觉得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反应，你会觉得她保护她老公这个反应，我我对我来说，我真的一个女性看，我倒没有去想。 其他什么没有，我就是觉得就是一个真情流露。你们不要再说女人只嫁钱了，这种感觉。对，就是说，就是男人搞政治，女人搞男人，不是女人爱男人， <laughs> 对吧？就是 <laughs> 我。对，你看他儿子在他旁边，整个吓傻了，这是一个对比。他第一感觉就，然后往后，然后邓文迪不是一个傻就扣杀， <laughs> 没错。有人说，哎，可以开始。 送女儿去学排球，就是任何才艺，哎呦，又听会有。我跟你说，这也是我同意你的，这也是我呀，非常的钦佩呃和爱女人的一个原因。在关键时候，我自己他们都会用排球扣杀来保护。 <laughs> 对，我就被我就被女人保护过啊，我就被女人保护过。就是就是关键时候，我发现女人呢，她是一种，比如说她跟你要是一家人，或者说要是这个恋爱，是吧？ 你比如说，呃呃，好比说，你坐火车，你占了别人的座位，你低头，旁边那个男的啊，可能是骂了你一句什么，但是他他利用你没看见，但是你旁边的女孩子如果看见之后啊，当时就跟跟就就就跟这男人掐呀，你干什么你，你知道吗？而且，要相反的我还见过，常常男人骨子里是自保的。 你知道当年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儿传过一件事儿。呃，两个夫妻俩，不是不是夫妻俩，就是两两两个男女大学生谈恋爱，半夜里到后山碰见那个劫劫道的，碰见劫匪，男的落荒而逃啊。嗯，女同学一个人占两个持刀的劫匪，大腿啊，后来不能穿裙子了，大腿被划了很深的一长沟，你知道吗？这就是男人，男人呢，你知道吧？我也有这个亲身经验啊，男人得晃悠一下。 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你知道我有一次跟一个女孩子跑到一个呃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呢？一个一个野野生的那么个动物的那么个园子，然后呢有一个白猿猴，那个白猿猴啊，哗就冲冲冲上来，这个女孩子啊很本能的躲在我身后。 后来我反思啊，我的第一反应是，哎，为什么躲我身后？但是呢，男的需要犹豫一下，然后也意识到，哎呦，对我是个男的，扛着吧，这个是也是突突发战，我面对白猿。 是，还有另外一件，我今天也看到个评论，他们说，如果你是邓文迪，你会这么做吗？还有就是，你旁边的男人允许你这么做吗？我们讲一些比较日常生活例子，如果你今天看到有个人，就像你说，可能一些冲突或一些插队什么，有时候女生就想要去跟那个人理论清楚，说你你这干嘛插队或什么？男生有时候会觉得息事宁人，别这样一个女孩子不要在大大庭广众之下彪悍像泼妇，但是女生的感觉是我要保护或者是我要捍卫我的我自己人啊，那男生就叫你说别了别了别了，我。 也看过，有时候看过一些男生也是，就是常常会觉得啊，好难看，走了吧，算了吧，怎么会这样呢？当然，女人的这一招啊，有的时候也用在她自家人身上， <laughs> 这一点也是男人很反感。在大大街上就跟男人扭打，他也不在乎。 <laughs> 不过我是觉得，男人是呃，像文涛刚才讲的，其实男人的反应在这种事上反应是很慢的。慢。 呃，或者有反应是一种自保的反应，嗯嗯嗯，但女性呢会把这个很多的孩子或身边的人纳入成，你说的对，她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男人基本上是很自私的，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他的自私，女人是不是把他的我包括进了他这些人嘛，对，所以其实女人呐这个没有自我的， <laughs>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这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啊啊啊，就分区嘛，华人。